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二百二十二集，紫色的花海慢慢绽放，空气中弥漫出似真似幻的清香。如此美景，许多人都沉醉了。妃嫔们蠢蠢欲动，想去赏花。 东沙国王对林青霄说：“上仙，从外面只得骑行，走到花海里面才有提升心境的效果。您要去里面走走吗？”林青霄点了下头说：“好。不过你不用来了，我们自己去。”说着，他执起洛寒的手说：“走吧。”东沙国王笑容僵硬了，勉励笑道：“哈哈哈。” 既然上仙自有安排，本王不敢叨扰，请上仙自便。洛寒和林青霄相携朝紫色花海里走去，他们两人都穿着白衣，紫色的花瓣粘在他们身上，如细碎的光尘。这副背影好看的如同画卷，周围人都看呆了。邹继白忍不住和叶子楠吐槽：“他们两人总是粘在一起，真受不了。” 幸好还有你陪我，以后就靠我们兄弟两人相互扶持了。叶子楠顿了片刻，礼貌地说：“不，只有你。”啊！邹继白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见叶子楠伸长脖子望了一眼，匆忙说：“你自己待着，我还有约，就先走了。”邹继白愕然地看着叶子南走到另一边，风度翩翩地邀请凤凰公主一起去花海里感悟心境。 完全忘了他还有一个兄弟，此刻孤独寂寞冷的站在风里。邹继白看看远去的洛寒、林清霄二人，再看看叶子南、风雨佳二人，猛地发现他被剩下了，他们之中出了一个叛徒。邹继白咽下悲伤，独自带着满身单身狗的清香朝花海内走去。不就是提升心境吗？一个人走是不能修炼还是怎么？ 为什么非得俩人啊？ <laughs> 无聊。夜色渐深，海面上起雾，连花海也变得朦朦胧胧。洛寒走了一会儿，回头，发现后面空空荡荡，偌大的花海里仿佛只剩他们二人。他们确实挑着人少的地方走，但是这片刻的功夫，不至于连人声都听不到啊。洛寒问身边的林清霄 我们是不是又踩坑了？洛寒说完，久久不见林青霄回答。他回头，发现自己独自站在紫色花丛中，哪里还有林青霄的影子？洛寒挑眉，十分意外。这就是紫星沙提升心境的原因，编织幻境。洛寒是天道，可以开上帝视角，任何幻境对他来说都是关公面前耍大刀。 但是洛寒给孩子们面子，没有立刻脱离，而是配合的留下，想看看他们会给他织出什么样的幻境。花海上雾气涌动，洛寒提着长裙分开花丛而行。他忽地听到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：“洛寒！”洛寒回头，看到叶子楠站在后面，对他说：“林七霄呢？哎，这里危险，你快过来。” 洛寒叹了口气，由衷给对方提建议：“唉叶子南贪生怕死，滑不溜秋，遇到危险比谁跑得都快。他只会拖着我的腿让我去救他，他是不会来主动救我的。”洛寒话音落，后叶子南的笑脸凝固，渐渐化成一片虚无。他身边雾气越来越大，将他的身形都淹没。洛寒伸手，几乎都要看不清自己的五指。 他继续摸索着往前走，不知道幻境破了还是如何。他走了一会儿，忽然发现林青霄站在前面。他捂着胸口，看到他抬头，眼中闪烁着不正常的暗光。林青霄说：“洛寒，真的是你吗？”无论身形、神态还是语气，都和林青霄像极。洛寒没有着急上前。 而是审视着问：“你怎么了？”紫星沙中有魅毒。林青霄看着他，双眸专注，眼神隐隐癫狂。来帮我解毒，好吗？洛晗看了一会儿，笑了：“ <laughs> 你和他真的很像，可是你不是他。”对面的林青霄愣住，问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？” 洛寒笑而不语，他挥手，林青霄的身影、身边的迷雾全都散去。他站在一处紫色花海中，月色明亮，将四周照得清澈可见。沙滩上闪烁着银色的碎光，伴随着海潮声，像是一条蜿蜒的星河坠落人间。这个幻境真是毫无挑战难度。洛寒回头看看。 发现他应当是最早脱离幻境的人。他找了个轻便的地方坐下，等着其他人脱离幻境出来。花海中弥漫着一团一团的紫雾，被紫雾笼罩的人就是陷在幻境中的人。一旦对方挣脱，雾气就散了。洛晗数了数，足足有十来人陷在幻境中。因为雾气的缘故，他看不清里面的人是谁。 不过想来差不离，就是方才走入花海的人。洛寒嫌弃幻境简单，其实知幻境的人见到他，也觉得棘手。幻境是一个人内心的蔓延，往往反映一个人最想要或者是最想摆脱的东西，而决定一个人内心的，说来说去，不外乎父母、童年、伴侣、师长。 洛寒没有父母，首先就已经赢了一半。他的童年在另一个世界度过，虽然不是大富大贵，可是学校社会将他保护得很好。洛寒没有留下任何阴霾。至于他的养父养母，知患者能力再大，也不可能模拟出另一个世界的天道啊。维度低的人是无法看到高维度的东西的，没有童年阴影。 幻境的可发挥性就很小了，唯一能干扰洛寒判断的只有林清霄。然而，洛寒一眼就认出来，对面的林清霄不是真的。林清霄那孤僻、死板又性冷淡的人，他怎么会中媚毒并陷于情欲呢？想太多了，林清霄没有人欲，只有冷冰冰的计划表。洛寒坐了一会儿，邹继白也出来了。 洛寒知道这些幻境困不住同伴们，可是第二个挣脱的人是邹继白，还是让洛寒意外了。洛寒问他：“你出来了，感觉怎么样？”邹继白坐到洛寒身边说：“好简单啊。”洛寒用力点头：“是吧？我也觉得超简单。你看到了什么？”“我的母亲、师傅和族人。”邹继白轻嗤一声说。 <laughs> 最后竟然出来一个女子，说是我命定的伴侣，让我留下，和她终生不离。开玩笑，我又没有伴侣，为什么要留下？洛寒扑哧一声笑了，他赶紧忍住说：“我没想笑啊，我只是想表扬你。”邹继白生活环境简单，他们一族都是直白的死脑筋，倒也内心澄澈，坦坦荡荡，而且。 不谈恋爱，没有伴侣，果然能减少百分之八十的烦恼，连过幻境都轻松了呢。邹继白出来后没多久，风雨家、叶子南相继脱离。风雨家刚刚涅槃成功，和母亲弟弟表明态度，他心魔消除，再不会被幻境拦住。而叶子南毕竟多活了十万年，幻境见识过不少，就算再不争气，也不至于栽到幻境里。 风雨佳和叶子楠出来后，见到洛寒，两人都很快围过来。四人交流片刻，一致觉得这个幻境很简单。叶子楠左右看了看，忽然问：“哎，林清霄呢？不应该啊，他怎么还没出来？”这也是洛寒奇怪的地方。他想了想说：“他应该是在幻境中发现了什么，所以才主动留下。”叶子楠听到，觉得有道理，一致点头。 没错，他根基扎实，目的明确，幻境困住谁都不会困住他，他应该是有自己的安排，所以才特意不出来的。其余人心有同感，觉得这话简直对极了。他们又等了一会儿，见花海中最浓郁的那团迷雾被结成冰，输的破裂，洛寒看到，唰的一声站起来。林清霄。林清霄站在原地。 听到声音，似乎缓了很久，才慢慢回过身。他看到洛寒，目光有些奇怪。洛寒没有注意到这些，他提着裙子，快步跑到林青霄身边，问：“怎么样？你在幻境中发现了什么？”林青霄其实还没有完全脱离幻境，他猛然看到真实的洛寒，眼神躲闪了一下，不动声色的移开了。 如果幻境是一个人内心的镜像，那他就要审视一下自己了。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呀？林青霄简直难以启齿。他竟然看到了洛寒在水池中疗伤，水雾半遮半掩，洛寒肤如凝脂，衣衫半褪，一双眼眸纯净无辜，请他来帮他疗伤。而且看环境，那是个高塔。 周围甚至有某些限制法力的铁锁，此情此景限制谁的法力不言而喻。林青霄明明知道这是假的，但是他就像中了邪一样，竟然良久无法挣脱，最后不得不用强力破坏，才终于脱离。洛寒已经跑到林青霄身边，他见林青霄似乎在恍惚，晃了晃林青霄的手臂，问：“怎么样？” 你看到了什么？林青霄回神，一低头就看到洛寒信任的眼神，和方才幻境中一模一样。林青霄赶紧避开视线，说：“没什么，我在想其他事情。”是吗？洛寒觉得林青霄的态度怪怪的，他没有多想，依然靠在林青霄身边，语气信赖如常。这个幻境是不是很简单？你为什么这么久才出来啊？ 是不是在里面发现了什么？林青霄伸手按了按眉心，难以接话。洛寒见他不说话，就当他默认了。我就说嘛，你怎么会分不清现实和幻境？你耽搁这么久，一定自有安排。其实他就是差点没出来，林青霄没法说这种话，只好转移话题说：“其他人呢？都出来了，大家都在等你。”林青霄心里又被戳了一刀。 他拉着洛寒分开花丛，慢慢往外走。 <laughs> 出来就好。东夏国王了，我得跟他聊聊。洛寒看了一眼，说：“好像还没出来。”林清霄脸色冷淡，他心情不好，其他人就只会加倍的倒霉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。 下集更精彩哦！